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七十六集，临行时，古行星君给他们发了寻找吞元兽的法器，然而法器只能辅助，真正想寻到吞元兽太难了，尤其是他们还要对抗时不时变换的地形。 林青霄和古行星君学了一个月空间阵法，但是理论和实际出入甚大。古行星君的研究亦建构在猜测之上，想依靠理论预测空间阵法变换，基本不可能。林青霄和洛寒走在最前，叶子楠不要脸的蹭在最中间，邹继白殿后。洛寒进入希尔米海后，想借助自己的天道地图开个挂都不行。 因为这里有空间阵法，信号被屏蔽了，就很难受。洛涵对灵气变化敏感，他隐隐感觉到前方的灵气驳杂，明明是森林，但是有一种爆裂干燥之感。洛涵忽地生出种猜测，这不像是自然孕育的灵气，甚至可以说和自然趋势是完全相悖的。那是不是说明前方的灵气？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形重叠后造成的结果呢？洛寒低声告诉林清霄。我觉得前面不对劲儿，土灵气很活跃，风中含着火气。”林清霄点头，突然抬高声音说：“注意，前面应该要变换地形了。丁未坤，申耕友，火旺土阻，青木示弱，应当是西南方变化。至于东南二分，现在火灵气越来越旺了。” 这个方向是哪儿？北，那就是从北来，还有点偏右。林青霄点头，很快将地形范围再一次缩小。叶子楠有些紧张地等着空间阵法变化。邹继白看看林青霄，再看看洛寒，意识到自己掉入一个巨大的骗局中，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是无辜的。邹继白捂住心脏，手指哆嗦着指向洛寒。 你 <laughs> 你不是说你不会阵法吗？我是不会啊！洛寒赶紧回头挽救他和邹继白脆弱的队友情。我真的不会，我阵法一丁点都听不懂的。你听我解释。邹继白捂住耳朵，对这个世界已经看淡了，都是骗子，真的。洛寒最开始说他什么都不会，他信了。结果洛寒能一手操纵五种灵气。 洛寒又说他实战勉勉强强，理论一塌糊涂，邹继白又信了。但是现在，洛寒在和林清霄讨论空间阵法变换，这样一个人，他竟然说他看不懂阵法图？邹继白想到在非洲上时，洛寒成天念叨阵法好难，邹继白还用自己微薄的阵法知识给他补习过上课内容。我呸！ <laughs> 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骗子都是骗子。学渣的友谊总是这么脆弱，容不得一丁点背叛。邹继白内心受到了极大伤害，说好朋友一生一起走，结果洛寒却偷偷补习功课。他的心在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中逐渐变得冷硬，坚不可摧。邹继白挥手，冷漠道：“你不必说了。” 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们以后就这样吧。这真的是个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洛寒觉得冤枉，说道：“我确实不会阵法，我只是随便试试而已。”邹继白刚升起些许希望的心，立即被狠狠的扎了一刀。邹继白撇过脸，露出的半张脸上满是漠然。我已经信不过你了，以后你说的每一句话。 我都不会信。他们两人说的专注，林青霄轻轻咳了一声，洛涵自然而然停下说话，回头看林青霄。林青霄神情平淡说：“空间阵法快要变化了，先准备吧。”原来这么快就要来了呀！洛涵点头，赶紧跑到林青霄身边。不过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等了一会儿，才感觉到一阵失重感袭来。 洛寒心里奇怪，空间变化比他想象的晚了许多。林青霄刚才那样说，他还以为马上就要变了。洛寒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，因为他身边环境骤然变成沙漠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降落的地方是一个毒虫窝。林青霄一现身就立刻带着洛寒朝上飞去，叶子楠反应慢一些，但很快就发挥鸟族优势飞了起来。 唯独邹继白结结实实砸到毒虫窝中，立刻被密密麻麻的蛇蝎子蜈蚣围住。洛寒伏在上空，光看着下面的虫子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林青霄把洛寒放好后，重新折身回去，打出一个个法术，掩护着邹继白往外撤。洛寒和叶子楠凑在一起，你言我语的感慨：“邹继白真的好背啊！” 这么大个沙漠，只有这一处有毒虫，偏偏他掉入这里。没错，以后我们不能和他一起走。幸亏林清霄反应快，要不然我也会掉进去，和蝎子面对面。洛寒和叶子楠对视一眼，心有余悸，默默离邹继白更远了一些。他们这个队伍的队友情实在太塑料了，洛寒和叶子楠丝毫没有上去帮忙的意思。 最后还是林青霄掩护着邹继白脱身。邹继白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摆脱毒虫，爬了出来。这时候，洛寒和叶子楠仿佛才看到自己的队友一般，一起涌上来嘘寒问暖：“小黑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被蝎子蛰的痛不痛？”“我真是太心疼你了，我正要上去帮忙，没想到你自己就出来了。”叶子楠殷殷切切地说完。 一转头，奇怪地看着洛寒：“你为什么叫他小黑？你不觉得他很黑吗？眼黑，手也黑，哪里倒霉哪有他？倒也是。”邹继白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，他的两个队友刚才没有施以援手就罢了，现在竟然当着他的面讨论他倒霉，邹继白十分悲愤，怒道：“你们走开！” 我不要看到你们！队内唯一的正经人林青霄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沙漠里毒虫遍布，大家都要小心。先让邹继白休息一下，一炷香后出发。”邹继白缓了一会儿，终于从被毒虫支配的恐惧中恢复过来，慢慢从地上爬起来。他盘腿坐在地上，看着另一边衣袂飘飘、毫发无损的洛寒，十分怨念。 刚刚林青霄为什么拉洛涵却不拉我呀？我离他也很近呢。叶子楠正坐在旁边喝水，听到这话，他险些把水喷出来。叶子楠擦了擦嘴角，上下打量了邹继白一眼，目光匪夷所思：“你在想什么？你疯了吗？”邹继白内心委屈，他也不指望林青霄像照顾洛涵一样照顾他，但是他和洛涵距离那么近。 林青霄只拉洛寒，却不拉他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一炷香的时间很快过去，四人小分队重新上路。林青霄刚走了一会儿，忽然停下。洛寒看到，问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”林青霄指向沙子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脚印儿。吞元兽。洛寒低头，发现地上确实有一个浅浅的坑。 洛寒有些吃惊，这就是吞元兽，比他想的要袖珍一些。周围有被吞噬的痕迹，你看这里，沙子要比其他地方浅很多。按照沙漠上风力的强度，这里的地形不应该是这种形状。洛寒跟着点头，学霸一说他就觉得很有道理。洛寒试探问：“那我们接下来跟着脚印走？” 邹继白和叶子楠也围了过来。他们从地上站起身，举目望向漫漫黄沙，集体沉默了。在沙漠里找一个浅浅的脚印坑，难度好像有点大。洛涵离开了导航后就是一个废人，沙漠里没有标志物，他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连哪里是走过的路都分不清楚。沙漠里炙热干燥。 在这里赶路实在不是一个愉快的体验，而洛寒还围着面纱，又憋又热，十分难熬。林青霄感觉到洛寒不太舒服，他轻轻回头看了一眼，很热，热倒还好。洛寒如实回答，主要是不透气。林青霄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一个木梨，随手刻了一个阵法，然后抬手戴到他头上。 都被阳光直晒可能会好一点。我刚加了一个阵法，可以调节温度，你试试。罩上木离后，身边仿佛突然有清风吹过，竟然真的比戴面纱凉快许多。洛寒惊讶了，叹道：“这是你刚刚随手画的？”“嗯，有些粗糙，现在先凑合用，等晚上我重新画。”学霸的谦虚总是这样可怕。 洛寒说不出话来，低声说：“这可不凑合。”邹继白在旁边看到，试图说话：“呃，我也热。”他话都没说完，就被叶子楠捂着嘴拖走。叶子楠对仙界新一代十分忧虑：“这届年轻人太难带了，怎么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呢？”队伍中途因为洛寒的木离而停下。 等洛寒收拾好后，才重新上路。洛寒已经完全放弃了认路，相反，林清霄仿佛自带导航，找路能力极强。一路上，所有吞元兽的痕迹都是林清霄找到的。有些人自己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。邹继白最开始还充满了奋斗激情，后来随着时间过去，他的奋斗意志日渐消磨。 最后终于加入了洛寒、叶子楠的阵营，不想努力了，等着躺赢。终于在沙漠边缘的时候，他们找到了吞元兽的踪迹。剩下几人连话都不敢高声说，一起看向林青霄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林青霄拿出联络令牌，镇定道：“发消息给其他人，从外部包抄吞元兽。”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